第四十集，冷眼旁观事态发展的宁南眼神怪异的勾起嘴唇，没有注意到宁南面上的神情变化。周轩推开面前的服务生，目光锐利的看向林和熙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当然有话要说。”林和熙从沙发前站起来，神色镇定不变：“他说是我你就信，那么他说是你？” 你也信吗？仇轩几乎要气笑。你有下的动机，我没有。冲服务生站的位置扬了扬下巴，林和熙不紧不慢的接话。可是我没有私下接触过他。立即就有人语气微妙的道：“你刚刚不是离开很久了吗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去找他？”林和熙似笑非笑：“我有没有去找他？” 你们问油虫不就知道了？他这副神情落在周轩眼里，怎么看都像是在狡辩和推责。周轩更是怒不可遏，冲动之下，隔着中间的油虫，扬起拳头就要对他动手。一只手骤然按住他的拳头，油虫拧着眉头起身挡在了林和熙面前。周轩稍稍冷静下来，眼神略显震惊的看向他，对他的眼神视若无睹。 尤崇推开他的手臂，淡淡开口道：“不是他。”周轩挑高眉间，打量他：“你没事？”“我没喝。”尤崇转身走出两步，看向面露惊异的宁南，眼眸凌厉而冷沉：“上次牵走狗的事还没找你算，你就自己先送上门来了。”端过林和熙面前那杯酒，送到宁南面前，尤崇面若寒冰：“喝掉它。” 或者，你今天就不要走了。明南眼中有怒意浮现，指着服务生抬高声音：“你没听他说吗？要是林和西下的不是我。”尤虫的目光极具压迫感的落在他脸上。我的狗难道不是你牵走的？明南气得面容略显扭曲，怨怒的目光越过尤虫，直勾勾的盯着林和西，仍想着要拖他下水。 咬牙切齿的挤出一句话：“我喝了，他也要喝。”林和熙闻言，慢悠悠的走上前来，伸手拍拍立在原地神色僵硬的服务生，脸上还挂着微微笑意。“你说实话，是谁指使你下药的？不把话说清楚，今天这下药的酒，你也得喝。” 没有任何犹豫的伸手指向宁南，服务生面色惨淡的道：“是他。”退居旁观位置的周轩冷笑出声：“耍我是吗？”招来另外两个服务生，让他们将面色铁青的宁南紧紧按住。周轩神色不快的开口：“跟他废话做什么？”从油虫手中拿过那杯酒。 周轩走到宁南面前，弯腰伸手，重重掐住他的下巴，将整杯酒一滴不漏的灌入他的口中。舞台上的乐队表演已经结束，越来越多的人察觉到他们这边的动静，却无人敢上前插手。宁南喝了下药的那杯酒，面色惨白而狼狈的走了。替宁南送酒的服务生被老板当场辞退，剩下尤崇与周轩几人。 皆是觉得扫兴，没有了任何继续待下去的兴致。他们从酒吧里出来，料想游虫是要回城南小区，林和西也慢悠悠地坠在队伍末尾。游虫果然与其他人不同路，也没有开车过来。周旋问他：“你坐我车走？”游虫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转头瞥了一眼身后的林和西：“还有几个空位。” 有林和熙换掉尤崇那杯酒的事在先，此时再提及对方，周轩面上的反感和厌恶也收敛不少，只轻轻耸肩道：“一个。”思忖一秒，尤崇对他道：“你先走吧。”周轩闻言，眼睛瞪了瞪：“你要和他一起走？”尤崇撩起眼皮看他：“有什么问题？”问题还真就大了。 周轩露出古怪的眼神，可转念想到，今天宁南这事也算是林和西帮了他们，细究起来倒也没什么大毛病。他轻啧一声，最终还是不再多说，转身去路边取车。尤虫站在原地没有动，目送周轩和那些人开车离开以后，才回头朝林和西道：“走吧。”林和西笑眯眯的抬脚跟了上去。 待他走近以后，游虫的目光漫不经心地从他脸上扫过，继而顿住。你的脸为什么这么红？他微微一愣，下意识地抬手碰了碰自己的脸，指腹传来的温度微微发烫。林和熙想了想，觉得大约是酒吧里人太多，造成温度过高和空气不流通，将他的脸熏得发红。他顺口就要回答，对上游虫探究的目光时。 用木的止住话头，最后只含糊其辞的摇头道：“没事。”游虫果然不再追问，踩着街边路灯下的暖黄色光圈往前走。眼见他背对着自己越走越远，林和熙立在原地顿了两秒，这才慢半拍的迈出脚步。没走几步，他突然蹲了下来，整张脸低垂埋入臂弯里。 嗓音很轻很闷的叫了一声油虫的名字，那声音微弱的，就像是猫叫，让油虫想起那只被林和熙喂过的小小的流浪猫。一秒之后，他才意识到那是林和熙的声音，不由得停步转了过去。看见林和熙埋垂头蹲在地上不动，油虫拧眉走过去，停在他面前问：“怎么了？” 蹲在地上的人久久没有答话，尤虫俯身握住他的手肘，要将他从地上拉起来，却很快察觉到，对方的手臂软绵绵的，像是没有力气。眉头拧得更紧一份，尤虫松开他的手肘，在他面前蹲下来，伸手去抬他低垂的头，林和熙的头被他用掌心托起，露出一张满面绯红和目光虚焦的脸来。 甚至能够很明显的看出，比几分钟前在酒吧门外更红了。尤虫抬高手背贴了贴他的脸，有轻微的发烫感钻入皮肤里，倒像是喝了加料的酒会有的反应。可是他当时就坐在旁边，确定林和熙没有喝过那杯酒，他心中觉得怪异，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双手托着对方的脸没有松开。 你哪里不舒服？像是被他的问话拉回神思，林和熙的目光缓缓落在他脸上，声音虚弱的开口：“ <sighs> 好像是药效发作了。”尤虫脑中思绪清明，看着他的脸，笃定道：“你没有喝那杯酒。”林和熙垂下眼眸，轻轻的喘出一口气，语气似有几分羞恼：“你能把药？” 涂在了酒杯的杯沿上。尤虫面露狐疑，药效现在才发作。耳旁的喘息声急促几分，林和熙没有说话。尤虫眯起眼眸问：“你还站得起来吗？”“站不起来。”林和熙的声音愈发微不可闻，视线却缓缓从他后背上扫过。尤虫道。 你想让我背你回去？林和熙动作略显迟缓的点了点头。尤虫瞥他一眼，打算要起身，一只手抓上他的衣摆，适时牵制住他起身的动作。林和熙语气低落：“今晚如果不是我帮你，现在被下药的人就是你。”尤虫动作微停，垂眸思考片刻。 意味不明的开口问：“你真的想让我背你？”林和熙露出疲惫不堪的模样，尤崇眉间微扬，竟就真的转过身去，在他面前摆出弯腰半蹲的姿势，淡声道：“上来。”迟疑的人变成了林和熙，他没有料到尤崇会答应背他，也并非真的想要对方背他，长这么大。 没有趴过任何人的背，林和熙甚至莫名觉得有些羞难。不过是心血来潮，想要逗逗尤虫，到头来陷入两难境地的人却是他自己。林和熙抬手摸摸鼻尖，蹲在地上半天没有动。尤虫背对着他开口催促：“快点！”林和熙面上迟疑更甚，尤虫不再给他犹豫的机会。 回身拽过他的双手，搭在自己肩头，伸手就要去勾他的双腿。林和熙心下微怔，下意识地扶紧他肩膀不松手。双腿从地面悬空，油虫将他背了起来，掌心托在他两边的大腿根部。轻微的痒意从腿根处扩散蔓延，林和熙忍不住收紧两条腿，却忘了自己此时还在油虫背上。腰两侧传来摩挲收紧的清晰触感。 尤崇身形精致，语气里染上几分恼意：“不要乱动。”